第九十八集，抬头看向已经站起来的林和熙，迈克尔问的相当直接：“Are you in a relationship right now? Do you have a boyfriend?” 林和熙还没来得及回答，肩膀就被人从身旁按住，油虫将他按回座位里，扶着他的肩头看向桌对面的人，用英文沉声回答：“He has a boyfriend.” 迈克尔的目光从他们脸上轮流扫过，片刻之后，他露出了然的神情，满脸抱歉的站起来，转身离开前，遗憾的道：“I'm terribly sorry. Please forgive my intrusion.” 迈克尔离开以后，尤虫将搭在他肩头的那只手拿开，敏锐的从对方语气中获知尤虫心情不好的事实。此时，再联想起尤虫说谎的事，林和熙心中微微一动。 突然生出想要试探对方的冲动来，接下来他也确实这样做了。维持坐在椅子上的姿势没有动，他缓缓扬起脸来，目光满是深意的看向油虫。谢谢你帮我解围。令他意外的是，油虫并不接枪，并且显而易见的是，对方的心情也没有在迈克尔离开以后好起来。 极为短暂的争论过后，隐隐悸动的心脏很快沉寂下来，林和西再次变得不太确定起来。迈克尔以临时有事为由提前走掉了，剩下林和西和油虫留在馆内，在休息区玩了二十来分钟手机，眼看快要到吃晚饭的时间，林和西打算回房间里去洗澡。他站起来问油虫：“衣服洗完以后，我该怎么还你啊？” 没有明说，衣服和裤子都是酒店工作人员送来的，甚至没有反驳林和熙的话，尤虫就这么理所当然地认了下来，然后朝他报出自己公司的详细地址，寄过来或者送过来都行。林和熙点点头，沉默一秒后，眼见两人之间似是变得无话可说，开口道：“那我先走了。”尤虫起身拦住他，有些怀疑地问：“我刚刚报的地址？” 你都记住了，林和西道，记住了。虽然上次去已经是一年以前的事，但油虫公司的位置也不难找。油虫仍是没有放他走，冷不丁的出声道：“我不习惯在网球馆里冲澡。”林和西愣了一秒，很快回味过来对方话里的意思，顺着对方的话往下接：“你要不要去我房间里洗？”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 仿佛担心他随时要反悔，油虫朝他点点头：“那就走吧。”林和熙站在原地没说话。已经迈开几步的油虫有所察觉，又回过头来找他。见他仍旧在原来的位置没有动，疑心他是不是要反悔，油虫不自觉皱起眉来：“怎么了？”思绪被对方的声音拉回，林和熙连忙抬步跟上他，有几分心不在焉的回答：“没什么。”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在尤虫点头同意的那一刻，林和熙似乎看见对方笑了一下。他把尤虫带回了自己住的房间里，尤虫打电话让酒店里的人送衣服上楼来，林和熙就先进浴室里去洗澡。打球时出了一身汗，他冲澡的时候也洗了头发。放沐浴露和洗发水的置物架离花洒有点距离。 林和熙中途离开热水去挤洗发水，手上用力过度，粘稠的洗发水很快就漫过掌心，顺着他的手掌边沿往下淌。林和熙将手里剩下的洗发水抹在头顶，并未在意躺落在地面的洗发水，转身回到热水下，抬起手来轻轻搓揉头顶的洗发水。片刻之后，他冲掉头顶的白色泡沫，又速度极快地洗干净身体。 然后关掉花洒，拿毛巾擦干身体，走回放干净衣物的柜子前拿衣服穿。路过放洗发水的置物架前时，他无知无觉地踩在地面的洗发水上，鞋底骤然一滑，整个人就不受控制地朝后摔去。好在他及时伸手扶住身旁的置物架，才免去结结实实摔在地上的后果。饶是没有摔跤。 匆忙为了稳住身体，脚底的拖鞋仍是重重砸在浴室的地砖上，搁在置物架上的瓶瓶罐罐也因为被他的手臂打偏，砸地上，此起彼伏的响了起来。林和熙很快回过神来，要弯腰去捡掉落满地的洗浴用品，门外却传来略显急促的脚步声。 那脚步声由远及近，声音越来越清晰，最后目标明确的停在浴室门外。下一刻，如急雨般的敲门声密集落在浴室门上，有种嗓音沉沉的叫他的名字。即便隔着厚厚的门板，林和熙仍是隐隐约约察觉出来，对方的声音里裹着轻微的紧绷感。得出这个结论，他扶着置物架。 有片刻的失神，久久等不来浴室里传来回应，尤虫直接伸手去拧面前的门把手，门锁顺着他的力道转动，很快就遭遇卡滞。浴室门是反锁状态，尤虫的声线微微抬高：“你不说话，我就直接踹门了。”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，林和熙嗓音平稳的答：“我没事。”仿佛担心他不说实话。 尤冲没有立即走开，而是又继续问：“刚才浴室里的声音是什么？”林和熙顿了顿，心头莫名涌上自己仍是在和尤冲谈恋爱的错觉来。压下这样的念头，林和熙如实答：“洗发水和沐浴露掉地上了。”而说这话的时候，就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，自己的声音里甚至带着轻微的笑意。捕捉到他话里的笑意。 仿佛被他这样放松的语气勾起从前的回忆，尤虫也不由得怔了怔。对尤虫心中的想法毫无所觉，林和熙弯腰捡起地上的瓶瓶罐罐，动作利落的开始穿衣服。换好衣服开门出来，尤虫已经不在门外。他回头扯过挂在浴室里的干发毛巾盖在头顶，带着满是热腾腾的水汽走到沙发前坐下，然后。 转头看向坐在沙发另一头的油虫，后者没等他开口提醒，就自动起身，拿起换洗衣服，抬腿走进浴室里。将目光从油虫消失的背影上收回，林和熙捞起下午出门前被他顺手挂在椅背上的外套，从口袋里摸出那块被他从水池里捡起的手表来。表盘和表带上的水已经彻底干掉。 林和熙垂眸扫过手表，想要把它收入行李箱里，却在起身的那一刻意识到有哪里不太对劲，再度将目光落回陈旧的表盘。手表里的时针和分针永远的停在午后的某个时间点，不再继续往前走了。林和熙面露怔色，他记得这块手表是防水的，从前他也有过忘记取表。 直接将手表带进浴室里洗澡的情况，手表一直都好好的，可是现在手表却在温泉池里泡坏了。他又用力地擦了擦手表上的那块玻璃，表盘里的指针仍是静止不动。又盯着手表看了许久，林和熙缓吐出一口气来，最后还是按照原定计划那样，将坏掉的手表收回行李箱里。 只是在盖上行李箱的那一刻，他的脸上却难掩失落。暂时将手表的事放置一边，他重新靠回沙发里，拿起放在旁边圆桌上的手机，低头翻看未读消息。牛虫冲澡的速度很快，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，没有再穿下午在喷泉池前的那套衣服，也换上了更显休闲随意的卫衣和牛仔裤。 本该捋起的碎发柔软而自然地垂落至额前，仿佛此时此刻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三年后的这个幼虫，而是那个来自三年前的幼虫。而他也如从前，偶尔和尤虫住酒店那般，等待对方洗澡的时间里，为了打发时间，盘腿坐在沙发里打游戏。等到尤虫洗完澡从浴室里出来。 他随时都能丢下打到一半的游戏，双手抱住油虫的腰，躺进对方怀里，然后在后知后觉想起自己又一次挂机的时候，从游戏里收到被队友举报挂机的消息。只是眼前的油虫，并不是三年前的那个油虫，而他现在也已经鲜少再上游戏。